对话：你好，爸爸。你好，你好吗？我好。你呢？我也好。二吃吐，不吃不吐，倒吐。 葡萄皮儿，葡萄皮儿，吃葡萄，不吃葡萄，吐葡萄，吐葡萄皮儿，三吃葡萄。 不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，倒吐葡萄皮儿。语音学，声母 k g 五、五。 格戈、个戈、科、可、可、可、舍、舍、色舍、鹅、鹅、鹅、鹅、舍、舍、舍、 扯扯扯扯，烤，烤，烤，烤，高，搞搞搞，开开开开，开改改改。 不，不，不，不，兔，兔，兔，兔，堵，堵，赌，堵，兔，兔，兔，兔，六。 坡波、科歌特的 t、d、p、皮枯枯该、开歌。 科七，G，G，壳，个，口，狗，扣，够，扣，开盖，给，K，八。 嘎，呃，窝，咕，哭，哥，开，挨，遭，孬，高，高，九，高，告。 狗，狗，刀，刀，豆，豆，白，白，宝，宝，黑，黑，开来，十，书，数。 猫，猫，偷，偷，拆，拆，叉，叉，喝，和少，少，飞，费骂，骂。 跑跑，收收，爬爬，虎呼，老老，枯苦，楼楼，课文十一。 一二三，三二一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生词一三五七二四六。